穷久定律：八越混越穷的人，往往会有四个特点，希望你一个也没有。根据二八定律，这个世界上绝少数算是富人，而绝大部分则属于穷人。富人之所以能够赚到钱，在我看来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身上有许多穷人不具备的特质，比如勤奋、努力。 爱学习，勇于尝试，善于抓机会等等。反观穷人，更多的人选择了安逸，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过就那样，很难混出头。选择认命的人不少，其实不过都是在给自己偷懒找借口。我一直坚信，在当今社会，只要你不好吃懒做，绝对能比别人赚到更多的钱。 既然富人身上有特征，那么穷人亦是如此。根据穷人定律，越会越穷的人往往会有这四个特点，希望你一个也没有。一、太在乎面子。很多穷人，他们尤其在乎自己的面子。比如说，朋友一起出去聚餐，在饭局酒桌上叫买单最凶的人，一般都是穷人。 叫的虽然大声，但就是不肯掏钱包，一直等着别人来跟他客气，先抢着把单给买了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生活中常见的案例。二，总奢望一夜暴富，越混越穷人，总奢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他们偷懒的最佳借口。 既然马上就要暴富了，何必还去那么辛苦工作呢？每天在家打游戏、追剧，岂不快哉？喜欢做白日梦，还沉浸其中无法自拔，导致现实中的自己不愿意走出舒适圈，开始展现出人的惰性。我想说的是，即便你一夜暴富，若是你坐吃山空，早晚也会一无所有。 人还是得靠自己，怨天怨地，除了安慰自己以外，毫无用处。三、患得患失，越会越穷的人总是喜欢患得患失，有一颗想奋斗的心，也很有想法，但就是不敢执行。思想上的巨人，现实中的矮子，注定只能在徘徊和彷徨中越来越穷。 有了计划，担心投入的精力和金钱会得不到回报，造成损失，所以不敢去做。若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这样想，那么又怎么可能有巴菲特这些靠着投资发家的富豪呢？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想着自己会失去什么，能得到什么，典型的得失心太重，优柔寡断，干不了大事。 四只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越混越穷的人，往往都是一些不思上进、没有进取心的人。他们只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想面对未知的恐惧，也从不奢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最起码，他们自己从没打算迈出这一步，除非有人在旁边保驾护航。 安逸的日子过久了，就不太想改变现状，人之常情。但也正是贫穷的开始。做人还是得往前走，原地不动，那就只能等着被淘汰。现在社会诸多的年轻人为什么都选择了躺平？就是因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，买不起房，买不起车，更负担不起未来。 所以，现实逼迫他们只能乖乖待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勉强还能维持生活。迫于形势，无可奈何，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给自己的理由吧。但一样有许多人选择继续负重前行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和自己的家人去努力奋斗。没钱就赚，没车就赚钱买。 没房，那就慢慢存钱，总有能买得起的时候。勇于走出舒适圈，向生活发起挑战的人，永远值得我们尊敬，更值得选择安逸的你去学习。写在最后，没有谁天生就是穷人，就算你出生不好，但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一切。人生几十年。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别小看了自己。当你自我设限、自我否定的时候，那才是真的完了。